敢于和这四种人翻脸，你的人生反而会越过越好，别不信。零幺，不停向你借钱之人，一个人如果不停的向你借钱，那么这样的人一定要懂得及时的绝交。当你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去面对朋友的时候，事实上你是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。虽然说朋友向你借钱，你应该借，这是一种性质。 可有的时候，你的方式也有问题，你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，一次又一次的跟别人借钱。面对这样的人，你没有及时的止损，那么你这样做往往是不对的。所以一定要和不停向你借钱的人绝交。如果这个人从来都不给你还钱，一直问你借钱，这样的人往往是居心不良的，一定要懂得远离。零二，落井下石之人。倘若一个人平时对你很好， 但是，当你遇上困难的时候，对方马上从后面捅你刀子，这样的人特别的危险。倘若一个人平时对你不怎么好，但是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对方可以出来帮助你，就算不帮助你，也不会落井下石。那么，这样的人还是可以去交流的，至少是可以成为普通的朋友的。你会发现，在以后的生活当中，对方会变本加厉，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。 所以说，对于你来说，并不是一件好事情。一件事就可以看清一个人，所以没有必要再拖拖拉拉下去了。及时止损是最好的打算，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及时的抽身，然后不会被对方过多的伤害。零三，不求上进之人，一个人如果不追求上进的话，那么也会把你带坏。人要懂得去斗争，要懂得和外界的环境去斗争，才能够获得更多的公平。 与此同时，也要懂得跟自己去斗争。比如说，你比较懒惰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要懂得克服，你要懂得战胜自己，你要懂得奋斗。那么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。零四，妒忌心强烈之人，如果一个人妒忌之心特别的强烈，你和这样的人在一起，但凡你有一点点的成就，那么对方都会觉得你挡了自己的路，会做一些破坏你的事情。 倘若对方真的嫉妒心那么的重，那么在这个人的身边，你一定要谨小慎微，最好是不要和对方再有来往，免得招惹是非。